偶然嘅机会攞到一本书，仲咩书呢？如何讨好上司？ <laughs> 佢揸咗嗰本书正，佢就做到嗰本书入边嘅嘢做。慢慢、慢慢、慢慢，短短嘅二十年，由一个普通嘅农民嘅仔，当兵嘅普通嘅当兵仔，一下升到总后勤部啊副部长。负责乜嘢呢？负责建嗰啲军营，买嗰啲枪炮。哇！发达。

嗯，因为中国好多嗰啲政治方面嘅专家讲咧，毛泽东中国五千年出咁一个，冇可能有第二个出嚟。如果要出几時出呢隔咗五百年可能会出。点解呢因为孟子讲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所以呢，而家想出毛泽东呢，天时地利人和系根本就冇可能出现毛泽东。呢个冇可能做到。